锵锵三人行，今天李艾来了，这都经常坐飞机的人。哎，我就先说这个飞机出事儿都出一堆了。我们这个马先生今天就是要德又德艺双馨一回啊，就是很有艺德，就文道的嗯，因为什么呢？文道在香港机场打电话，说是中俄是不是军演呐？军演，我也不明白，中俄军演怎么香港飞机都不让飞北京了？他就说我等一天了，都飞不过来，所以。 哎，今天这个这不是不不也不是今天了，这个事情正在发展中。这个韩亚航空，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空难啊，这个飞机空难，比如说这个这个遇难两个人啊，但是在很多地方，比如在咱们中国啊，大巴出事儿，有时候死几个，死十几个，甚至死几十个。为什么那个新闻引起的这个效应啊，要远远小于？ 这一次的这个影响，因为因为很简单，两条，第一条是空这个这个空中运输啊，人力是世界上最高等级的运输，就是它是最贵的、最便捷的。第二呢，是一旦出事儿，它理论上讲它回天无术，它不像车。我们今我们今天每每天中国都得死个几百人，不是几十交通事故啊，交通事故每天几几百人，一年大概现在六七万人吧，最多的时候十万人一年，平均每天三百多人呢。 这中国 <laughs> 那当然没是啊，中国每天交通事故死的人等于每天掉一架飞机，这个数量是这样的。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就是这个人呢，还是脚踏实地的动物？对对，咱们在地面上的人，你发现没有？对天天上的事情啊，好像存着一份特别的担心。比如说，你看潜意识里大家天天坐飞机，实际潜意识里好像都担心飞机。你比如说，你要是航天飞机再出一事儿，那更是历史性的大新闻。 你看飞机出事，好像就比地上的工具出事是会成为更大的新闻。我有很多的朋友，就是都已经就是戒了坐飞机这件事儿了。比如说我 <laughs> 我知道的哈， <laughs> 像葛大爷葛优， <laughs> 我不知道这个没有被经过证实，但是就大家都这么说说，是听说是葛大爷。 不坐飞机，所以有很多的颁奖礼，比如说电影界的盛事，他他呃露面的次数并不多。其实他像他这样个地位的演员，也拿了很多奖，但很多时候他不见得会出席的原因就是飞机，比如说只能飞机到，或者是比如他有档档期很赶，比如当天就必须得到的，那坐飞机才能到，坐火车他到达不了，他就不去了。对对，然后然后我身边还有几个就是都是比较。 我觉得可能做在他的事业上都做的比较好的，比如说像那个，呃，我知道的好像是有一个美食评论家沈沈老沈老师沈鸿飞老师，他能不坐飞机他尽量不坐飞机，能坐火火车坐火车，他没说戒了飞机吧，但是他也坐飞机他就担心。也是向毛主席学习嘛，是吧？ <laughs> 毛毛毛主席也是尽量少避免坐飞机，但是我是说啊，这个事儿，哎，呃，当然。 这个让人说起来是很伤心，是吧？两个小女孩又漂亮又又年轻，这俩小女孩就就这么，而且哎，美国的救难有可能有一小女孩是给压死的，是给消防车有有可能啊，有可能。现在没有结论。没没没没有结论，有有可能是给压死的。那么我是说这是一方面啊，当然咱们这个沉痛哀悼，这个都是这样。 但是另有一方面呢，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韩亚航空的这个飞机呢？说是便宜，哎，两成加下来才六千多块钱，就是它不是转吗？转要转飞机，就等于是这一一共加起来六千多块钱。但一般来说，好像说是东航啊，什么什么国航什么，或者是其他的航空公司，都是一万或者是一万左右的价钱，就差的还不少呢。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也是就不叫提醒了哈，就是。 这个便宜啊，图便宜，咱们都图便宜。但是我就发现，以后咱们都得记着，一个一千块钱的东西，如果它卖六百块钱，必有古怪。你这不是必有古怪，不是必然的关系，这不是必然的关系。是这样，它这个这个飞机航空票价便宜，有时候并不一定说是某某航空公司啊，它这个韩亚令说。 你有时候飞欧洲，你去转机，有时候不是为了便宜，是为了某个时时时间段。你比如我这次去英国，我就在巴黎转机。那所有人听着说你干嘛转一次机呀？我这转机很麻烦的，就我回来还得在那儿转，因为往返的票嘛。但是我必须赶那个时间，只有这个航班能赶上。我到达会场只差十分钟，你算算这时间卡得多紧，差一点我都赶不上开幕。那么这个像他这个就。 他这件事儿不是必然的，说是因为韩亚的飞机便宜啊什么就出事儿。我觉得他主要的还是操作。你看到目前看，就目前提供的信息，这个飞机还是操作上有一点。说是那个是一个实习生啊，只有四十个小时的飞行经验。不不不，他是飞这个机型。飞这个七七七这个机型。你知道他一说这个，我就一下就想起来我自己坐飞机的一次，跟他一样一样的。他因为他所有人主宿的不是好多活着的人嘛，就是这飞机往下坐，对不对？ 他就是眼看就要下来的时候，又拉了一下，然后这一拉，这个屁股不就撞到这个这个这防防防波堤上了吗？我有一次坐飞机就这德行，他倒不是降落是起飞，那飞机明显的失重不起来。你这咱老坐飞机知道啊，他有个那个一离地以后上升感很强的嘛，他就往下坠，就坠的他妈肚子都凉了。然后我呢，说句实在话，那时候就怂了，就不敢扒着往下看了，就斜着眼往下看，就觉得起不来，就。 那天那飞机很有意思，半程是就是这个前半程的人都是常坐飞机的，后半程有一个团没坐过飞机，头一回，他后半程就尖叫，他就尖叫跟坐翻滚过山车似的，他以为飞机都是那样的。嗯，前半程的人是鸦雀无声，那就是老坐飞机的，就就也不是慌，就轮不上慌，您就怕了。然后我旁边还坐着一朋友，谁都不说话，等最后拉平了都踏实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他妈刚才害怕没有？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倒没害怕，我就是想我还好多事儿没交代呢， <laughs> 这就都想后事儿去了，就根本就，就就就是来不及害怕，真的是来不及害怕。那个很恐惧。后来我就从那以后吧，我就有一段时间坐飞机吧，就就特不舒服，就内心不舒服。哎，我觉得这个坐飞机与愿不愿意坐飞机，然后坐飞机上碰到一些颠簸，特别是比较强烈颠簸的时候，大家的反应特别体现一个人的性格。哦。就比如说像我哈，比如我不爱开车。 那我我宁可坐副驾驶，我也不爱开车。但你看有些人，他就爱开车。我我不知道用这样来分是不是就是很对，但我觉得我归纳了一下，好像这样。比如说爱开车的人，他他喜欢有操操纵感的人，控制感的人，他特别怕坐飞机。 或者是，就是他比较喜欢控制很多东西，说他坐飞机，坐飞机你就无奈了。不能掌握。对，你就无奈了。但像我这种吧，我坐飞机我就反正心想，我就交给你了，我能怎么样？我害怕也是这样，我不害怕也是这样。就碰到那种特别强烈颠簸的时候，我旁边的人就紧张，我想就这样了，我能怎么地呀？我不太怕颠簸，我不太怕，多颠我都不怕。哎呦，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崔永元跟我说过，那会儿我去做他的一个节目，我们就在下面聊天啊。他不是有段时间说他睡不着觉吗？对，他说我特别奇怪，他在后台说的我说我特别奇怪，我一坐飞机我就能睡着觉。嗯然后我说，我说那哥哥，你可能是因为你啊，就属于那种特别希望自己的人生对太对自己负责任了，一到上飞机，反正心想我也负不起责任了，哎，脑子一空睡了。 嗯，我不知道哈，也也许可能可能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在陆地上睡不着，上飞机坐飞机睡着了。我坐飞机有有睡着的，有没睡着的 <laughs> <laughs> 很普通。但是就是坐飞机这事儿挺有意思哈。呃，你看啊，你有时候人的心理，你从北京要是飞呃香港，你飞两个小时啊，呃，你有一种担心啊，就是中间颠簸或者会出事儿。但是后来我有时候想啊。 你飞美国，飞十五个小时的时候，也并不会因为这个更加担心。他你知道吗？ <laughs> 一上去了，一进入，平就好像就没什么事了。所以你知道这就说明什么呢？要说情景喜剧啊，人是一种处境动物。人这就是人是一种处境动物。你别看有些人你害怕，你像葛优他害怕。我跟你说，他真的到了那儿啊。 那就像是一个空中的房子一样，慢慢他就忘了。嗯，就是他他他他他在整个飞十个小时的时候，你的这个恐惧感并不会超过飞两个小时。 但其实这也是对的，因为因为这次哈这个空难之后哈，有很多人写了很多的这个文章，说在坐飞机的时候最为危险的多少分钟当中，那个降落的时候跟起飞的时候的那加起来，可能也就二十分钟的时间，是是是占了整个飞行过程。 最百分之八十，没错，呃，最危险的，主要其实飞机最危险的就是起飞和这个降落。你知道，就过去香港啊，老机场叫启德机场，现在香港的新机场，那它我觉得天下无双，世界一流的机场。但是老机场就启德那个机场，你知道吗？经常你可以看夕阳景，说当时对全世界的飞行员那都是一个考验，因为呢跑道非常短，跑道非常短，而且就在海里。 动不动这个飞机啊，噌没刹住就飘在海里去了，就飘到海里去了。而且它离那个呃人住的地方，就是那个居民楼特别近，因为那对那时候看那个香港的片子，不是好多那飞机好像就是这样贴着那个居民楼。 走的那感觉也挺可怕。过去好多城市机场都那样，西安机场早期的都那么近，就下了飞机几分钟就进城了。哎，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这个事件出了以后啊，就网上大量的就是跟大家说你怎么样，这个保证就是尽量的保证自己安全，在坐飞机的时候，就很多中国人就开始反省，就说其实原来我们在飞机上的很多动作和状态是非常不安全的。就如果真的比如说碰到这样的事件的话，可能你就会有事儿。就比如说。 包括我身边有些朋友也看过这事说：“哎呀，我原来其实那样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一到滑行开始跑道了之后，就开始上跑道之后滑行了以后，很多人就觉得已经落地了嘛，没事儿了。虽然那个安全带的那个那个红灯还亮着，但很多人就叭就把安全带给解了，就觉得到了嘛。然后。” 比如说像那个那个呃，服务生说要收起小桌板啊什么的，嗯，很多人觉得干为什么我这还在干？为什么写写东西啊？干嘛的？喝着水呢？你让我收起小桌板，其实那都是保障你自己安全的事儿。这回这事儿一出来，网上一做安全宣传，好多人都懂了。哦，原来这都是让你更安全的这些事情，这所有事情都必须做，不做。 就会有问题。他那个安全带现在不仅仅是起落，平时都得系着。他因为有人还受过伤，就是空中剧烈颠簸的时候啊，尤其尤其飞大海、穿越大海的时候，国际航班，它大海上也不知道有什么气流啊，它有时候飞机会迅速下降上百米，这时候人就等于就失重，就飘在空中了嘛。所以有人就颈椎啊、脊椎就会撞伤。那时候就是，尤其你睡觉的时候，晚上一定要记住这个。 你不舒服也得系，但是你不至于勒那么紧。嗯呃，对，香港那边曾经演出过一个《九霄惊魂》呐，这个飞机在空中啊急降几百米，就突然间就就降下来，完全飞起来，然后就这脑袋在行李箱里呢，就这这上去了进去了，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那我不知道是几几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特别严格的要求，全程都必须系安全带，扎这个安全带。 所以啊，其实你像我们，特别是如果我们经常坐飞机，都能看见，就好多人可能都还没停稳呢，就开始拿行李啊什么的，那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都急着下飞机，就是有人那飞机真的是没停稳，就非得让人家空姐喊请坐下来什么这个那个，就为什么呀？而且有的人就是经常就冲到头等舱以后呢，准备他一个下去让人也轰回去，你说你多尴尬，干嘛呀？就不明白，就是都急着，好像天大的事儿。不仅是急着这个。 下飞机也急得上飞机，我我特别不理解前两天我就说砸了国泰的柜台了。啊对对对对对，有两中国大陆一对夫妇，没错，可能就是跟文道一样的原因， <laughs> 就是航班可能延延延误时间长了。但是乒乓就砸国泰柜台，那你到香港，你那这香港警察就来了。你你你不是在香港，你在哪儿也不成，你现在在中国哪个机场都不成。 你砸柜台试试，那肯定他警察都过。有的你还我跟你说，你别说中国这个航空公司啊，有的时候够就是什么呢？怂，也就是什么卑躬屈膝到了。我就见过那个就是那个航班那个主任呢，那个就跪下了。 给给那个 <laughs> 给下跪，对，他就他们是不是内部有严格要求，就是跟乘客绝不能够动粗，还是怎么怎么着？我觉得对，这些人就缺乏教育，一个是内心教育。你比如我吧，我我这是老出门的人是吧？就坐飞机，我要赶上倒霉的航班或者不飞了干什么，我就先自己警告自己，啊，今儿个该该找我倒霉，我就认这事，我也不去争，我去问也没有用。 你扒在柜台上，我年轻时候就是扒在柜台上老问，问来问去，他也是不到点不飞，你问他干嘛？你就等着呗。因为在中国呢，如果有人带头这么起哄的，哈哈砸柜台什么的，估计就一帮人跟着一起了。 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嘛，你看见那些，中国怕出事，然后他就会很多人就会跟着一起拍柜台，一起吵，一起闹。嗯，那你你这个问题上升到维稳层面了。嗯，但是 <laughs> 但是你在香港的话，可能趴柜台的人就是人，你一趴你两个人趴，人家就这么看着你，为什么要趴柜台啊？那不就变成只有两个人的事儿那？ 不逮你逮谁啊？但是就是我为什么我刚才就说啊，这倒不是便宜不便宜的这个事情，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现在的飞机啊，呃，当然这个韩亚航空自有它的原因，但是人家现在也说，你注意到没有？现在中国包括国内外都出现了很多不知名的小航空公司，嗯，这种小航空公司啊，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包括这个技术维护问题，这个东西咱不能乱说有没有毛病，但是，哎。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贪便宜，为什么我就想起这个事儿啊？哎，我有一次是呃这个飞那个夏威夷，飞夏威夷啊从香港飞，然后你知道也挺有意思，这个台湾的一个航空公司，哎，我觉得台湾也航空公司也挺有意思，我也就是贪便宜，然后就是买这个机票，所有飞这个火奴鲁鲁的航班都是要转的。 没就就不都没有直飞，在首尔转几个小时，或者在东京转几个小时，所有都是要转的。好，那么我也是第一是因为要时间的合适，第二也是因为看着便宜啊。嗯。他突然他给我找着一个，他说哎，台湾有个航空公司就在台北转停换在台台台北转机停一个小时就飞这个呃欢动噜噜。我说好啊，又便宜几千块钱呢，就买了。 结果呢？从香港飞，腾家飞到台北，然后好就换飞机啊，然后给我一登机牌说呢，这个待会儿啊到了这个东京的时候，我给你换一个好的座位啊。我什么到东京 <laughs> 啊？我他我说这不是飞了吗？他说还会在东京停下，说在东京停俩小时，我们才飞火奴鲁鲁呢。我说你不是直飞啊？你你票上怎么不不不写呢？你票上怎么不写啊？他说。 这是旅行社的问题啊！我就打电话跟旅行社说，我说他在东京还停一站呢。我说我这是变成这这个这干嘛了？坐飞机玩坐飞机玩了。后来旅行社说，我订票，他们网上 <laughs> 没说停东京啊。后来我就跟台湾这航空公司态度非常好，人家小姐很很很很很很热情，跟我就说，我说为什么不写啊？他说啊，窦先生啊， <laughs> 在我们的这个经验里呢，如果你买机票的时候你没有说呀，对吧？ 我们就不会跟你说的， <laughs> 就你不问我就不说。你如果不要求直飞，我们就不会说。我说你你不印在这个机票上，那你他说是这样的啊，你在台北转机是换了一架飞机，这个我们会告诉你说在台北转机，这个没换到东京呢，是让你下来在东京机场逛一圈，还上这架飞机，我们这架飞机呢没有换。 所以呢，我们就不会跟，所以不会碰到过。哎，我说那照这意思，我从香港飞北京，我要没特别说明直飞，你就敢跟我在武汉停一下？这可以，我就碰见过。他不告诉你。对对，我就碰见过一回， <laughs> 当时我也是特纳闷儿，我说你怎么不说呀？谁坐你这破飞机还弄一个起降，也没多远。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说一个东西啊，它该多少钱不是多少钱， <laughs> 你要知道它必有古怪。 <laughs> 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嗯，我不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么深的感触哈。我觉得可能跟价钱也不完全有关系。你像我这回去英国，就是那个奥运会的时候去英国，因为可能特别多人去吧，回来的时候可能也特别多人回。我我那个机票如果按照这个价钱来说，它不算便宜的机票，就是从伦敦飞北京的机票，但是也出问题，是，因为它 oversell 了。 我们三个人，我们可能稍微晚到了一点，因为退税啊什么的，买的东西退税。到了那个 check in 的时候，他 oversell，了，就是他卖多了。 后多卖了以后呢，他就告诉我听，我们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不能上这班飞机， <laughs> 这很痛苦， <laughs> 扔扔下谁呀？当时就炸了，你知道吗？我当时说你，那你扔下谁是啊？ <laughs> 我们我们三个人，你让我们两个人先走，另外一个多可怜。而且那天那次去的，我们三个我们还没有跟大部队走，我们三个人单独走的。我们三个人的英文吧，也就是我凑合一点，其他俩人还不太好。我说那如果要留下一个人，那看感情就留下我呗，那其他俩人还得让他走啊。 就不行，那你其他两个人也就不合适，扔下我，然后就只好在机场炸庙了。就当然了，我们炸庙不是说去敲人家柜台干嘛，就说道理嘛。因为那个你 oversell，就是肯定是你的错，你的错你就要帮我们解决。他说那我们帮你解决，帮你换成下一班飞机，怎么怎么的。我说这不叫解决，我说我就要坐这班飞。机。嗯，其实。 <laughs> 这也不是钱的问题，我我跟你说，这些牢骚都这都都有很多。嗯，但是你知道我跟马先生这个态度有点干嘛？我每次看见这种新闻啊，就呃这个旅客发生矛盾的时候哈，或者航航航航航班延误的时候，我心里啊老想跟他们这个航空这个飞行员呢提醒一句，就是说啊，说到底啊，飞机这玩意儿安全第一。嗯，我有时候怕他们受。 乘客的情绪或者工作要求的这种鼓动，不具备条件飞啊也飞，或者说你知道我一直有一种潜在的担心，就是说啊，任何一个工作，天天干，天天干，咱们这个像主持人，像我主持这么多年，哪还能那么认真， <laughs> 对吧？这 <laughs> 是就是不就是人性，这是这是人性，对吧？但是。 就是个飞机驾驶员呐，我特别担心。我告诉你，就是他们时 <laughs> 不时能够 <laughs> 是呃几百年如一日保持这个全神贯注？飞每一次是是，他是这样啊。中国民航啊，相对来说都比较安全。我告诉你为什么安全啊？第一呢，中国这个所有机场的这个设备是最好的，中国人这一点上是最新的，不怕花钱，不计工本。第二呢，是所有的根据天气有关的，你说出大天来，它不飞。 所以，我们因气候不飞，我特别能理解。嗯，哎，正飞起来，告诉你前面是雷区，你说爱谁谁谁，咱钻过去，你拼了， <laughs> 那犯不上，对不对？你不能拿命去抵。呃，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长啊，相对来说都比西方的机长啊更缺乏自主性，所以呢，他就更考虑安全。西方很多机长，就是我看过就是 Discovery 的那个那个介绍，就好多是因为机长强行要起飞。 既然有这个权利，说没有问题可以飞，就飞了。飞了以后就出了问题，他就来解释这个问题。你比如这个片子啊，就这个这次空难，这次空难一定会有人把它拍成片子。这次空难其实我们说起来是不幸中的大幸啊，飞机是报废了的，嗯，但只有两 只死了两个人，这么大的空难，理论上一定死的人比多。我第一听这反应，说飞机上有三百多人，我想得死多少人呢？结果你看那飞机断成两截儿，上面烧了俩大洞，基本上都给烧毁了。他，但是他只有两个两个人，这两个人如果再证明有一个是被后来后援的那个压死压死的那就说他直接造成死亡的只有一个人。他飞机的着火是慢的，你看那个你看了很多图像吧，人下来以后再着。 如果这瞬间就着火，肯定得死，因为空间太小嘛。我看那个关于那个，呃，说怎么样注意安全的里头有一条最后一条。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空乘， <laughs> 如果如果如果出了些什么问题，空乘万一没有怎么理你，搞不好就把你永远的留在了飞机上。